锵锵三人行，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像这个书市摆摊的啊，一桌子书，因为咱们这个北大啊，这个平原君陈平原教授来了，带着一大堆书，还有书是我带来的呢啊。你看，就马先生书都装在肚子里， <laughs> 一个人来啊。那今天就说说啊，咱们这个这个书啊。 这本来是陈教授提出来的，可是我说您这中文系主任呢，我先跟你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在我身上啊出现一个挺恐怖的现象，就是好像咱们这个节目啊谈过，就是今天用这个玩意儿，今天用这个玩意儿产生了一个什么问题？我曾经在看过一个报道啊，说现在这个提笔忘字儿的现象很多。哎，自从我们聊过这个事情之后，这段时间以来。 我就发现，我怎么这个提笔忘字的现象，我才我觉得很恐怖啊，有时候很着急啊，在这个哪儿啊，写不出来，写不出来，在银行啊或者在哪儿给人家写个字儿，哎呀，怎么这个字儿就不就就就不会写？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啊，很多人现在都出现了，冒冒充很有文化的很多人，因为用这个东西太多了以后啊，字就不会写了，你忘记字怎么写了？这你觉得可怕吗？其实。 那个，呃，我们把所有的记忆都给了电脑或者是手机以后，人的记忆力其实是在迅速的衰退。嗯，可以这么说，那个其实是锻炼出来的，记忆是必须培养、必须使用才有可能存在的。你说提笔忘字的话。 今天幸亏你不当领导，当领导的话，你要不断提词，是很危险的事情， <laughs> 会写错别字的。你会发现有领导是写错别字。的。还是没当过领导，不知道领导怎么。已经人家已经准备好了， <laughs> 怎么接？是是，旁边有个小对对对，是怪领导忘了字，对对对， <laughs> 尴尬在那儿。对，你太小看领导了。那个像学校里面会有，我们现在的学生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考试给不给带电脑？嗯，是一个问题，能不能用电脑来操作？我们现在是规定。 啊，考试有考试给带电脑的呃，你要是开卷呢？准上网吗？啊，对呀，就是这个问题。 <laughs> 我们会有几种，第一种你自己写，可以上网，到时候交，我们只是检查你有没有抄袭。第二种你在现场，你可以带各种各样的书籍，但是不要上网去检索，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很多人养成了一个完全没有记忆能力，基本上靠检索来记忆那个知识。那第三种的话，就我说的这个问题，他你可以看书，但是。 你写，你就出现你这个问题，卷子拿进来以后，缺胳膊少腿的，嗯，已经很难完整的把自己的一段思考，用没有错别字的形式把它写下来。 这个过去咱们还曾经呃说过，我记得有人说说今天的这个科技的这个年代啊哈，人用不着用这个傻功夫去死记硬背干什么？我要知道一个什么某某个某某个人的生日，我啪一下就出来了。而且这个我，但是我觉得啊，呃，我们看的东西啊，在塑造咱们的大脑。 你比方说有一本书叫《娱乐至死》嘛，他就是讲当年在这个书的时代、阅读时代，你这个人呐，大脑是一个样子。后来到了电视，他实际上是批判我们电视的，就看电视了以后啊，你的大脑又是一个样子。但是现在用这个玩意儿以后啊，我就觉得他们说是这个韩国比咱们更早进入数码时代，结果韩国的这个大脑脑科医生就发现青少年。 出现了，呃，甚至有些成了病，就出来看病。出现严重的丢三落四现象，就是说，这个青少年的记忆力退化。然后人家就讲啊，说这个曲不离口，拳不离手。嗯，人大脑连记忆力都要经常用，你经常不用，什么都存在这个盘上，存在手手手机上之后，大脑退化了。 这怎么办呢？那就得得锻炼。我这个我现在有一个好处，我倒不提笔忘字，因为我天天写字，我每年每年这么厚一摞手稿嘛。文字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的就是它书写能力。 书写能力，我估计现在练书法的人嘛，还能够写点字。这个不练，像我儿子那辈儿的，基本上以电脑为生的，我我估计写字都是问题了。反正你像前两天这个陈丹青来，我从他那儿得到一个信息，就感觉这将来这个手绘的绘画啊，什么素描啊，这玩意儿就死了。甚至过去有人说过，这电影也是夕阳工业了。然后到今天，这个啊，教授提出来一个问题，说这个书籍要死吗？ 是是要死了吗？会死，说会，还一定会死。一定，只载体变了。那个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今天带这本《别想摆脱书》，对我们给展示展示示。这个我们看的啊。那个两个法国学者他们写的，呃，意大利那个别想摆脱书，对对对，，Echo 和那个卡利亚他们写的《别想摆脱书》，他们的第一章就是说书永远不死，因为这两个人他本身带有。 呃，收藏癖，他对古旧书籍特别的有兴趣，所以他们坚信，呃，虽然电子时代到了以后，电大部分人读电子图书，但是他认为纸质的书永远不死。但是我说的是，问题是纸质的书不死，它是进博物馆还是在书桌上是有区别的。对，书永远不死，我相信是是这样的。但是纸质的书，它将来如果只是偶尔才翻阅。 然后大部分时间你用的是电子，比如说电子图书那样的话，那么书籍还能不能存传下去？比如说读图书的那个习惯会不会改变？肯定会改变，因为都不用说，现在人已经改变了。然后这个改变能不能阻挡？问问题在这比如说我说的是当年朱熹大概九百年前，嗯，当宋代书籍大量的印刷以后，他就发现一个问题，专门强调那个时候的人。 他特别感慨，读了好像没读，没读了又好像读了，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书籍有了以后，我们不太记忆了。以前在手抄本的时代，传抄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你自己的博闻强记。对，所以朱熹的时候已经感慨这个问题，就书多了，印书多了，家中的藏书多了以后，你其实记忆力已经在衰退。 那是那朱熹没活到今天，然后 <laughs> 到了一百九百年后，对对对对，这这是一个我说的意思是说技术手段变了，嗯，他会生活习惯、阅读行气也会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当然过去说，查《大英百科全书》这这这一个一个一个放放放放在执掌之间，对吧？随时可以查。可是现在问题在于，我老觉得人的大脑啊，如果没有知识武装的话。 就是是不是你大脑里总得储存点东西，要不然你什么都不知道。那那这是个这个绝对的问题，就是你脑子里储存的东西越少，你的创造力就肯定是越弱，这是肯定的。如果我们去完全去依依依赖电脑，那么电脑目前的电脑，我们先说目前的这个电脑，它本身是没有创造能力的。将来的电脑一定会有创作能力。嗯，它要有创作能力的话，那我们就彻底歇了。 那 <laughs> 编剧们就什么写什么电影的，写电视剧的，你肯定写不过电脑。可是到那个时候，你这个人的思想感情会出现什么变化，就很有意思了。就好比说，呃，就说将来说电脑都能帮人写日记，人的感情就会变得没那么丰富。我我给我给你讲个例子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人。 对爱情的感受跟上一代人是不一样，的绝对不一样。上一代人比今天的人强烈。嗯，今天的人没事很多人就失恋，说失恋，了说我就难难过了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喝杯咖啡就想通了。嗯，那过去的人会想一辈子啊。过去的人，你那那你文文学著作里大量的描写，就是这人失恋以后多少年还要想着很多，包括细节，他这些感受会丢失。嗯。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丢失有很多，比如这个给你带来的方便捷吧，使你有一个情绪就丢失了，叫思念。今天的人不怎么思念，哎，因为方便方便。这人隔着多远？文涛在哪儿呢？在香港，香港想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交通也便利。过去俩人一分手哈，多少年也没音信，突然见着说你是窦文涛说咱们多少年前怎么着？什么这种感觉？今天全没有。对。 这个，而且呢，你说现在这个东西啊，它呃，今天我还看到有人这个分析，就说现在的这个科技啊，电脑啊，已经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啊，可以记录每一个个人的历史。嗯，就是这在古人不可想象，古人你看《史记》就不过就是帝王家的历家史，现在每一个个人、孩子、小孩儿拍录像，全把多少万张照片。嗯，可是现在有另一个问题，就是你把这些记忆啊，你看。 我都拍，我存一点五 T 的这个照片，我不知道多少万张照片。可是啊，从来我不会去看了。哎，可是你找不着了。你要想看的时候就能看见。对对，将来有一天你根本就像今天的书很容易，书到用时还很多，找不到。对 <laughs> 对，你找到了根本没办法判断。以前我们做历史研究，将来这个问题很严重。历史研究的话，我们在那么多碎片拼接出一个历史图景，大量的想象力进来才能进。 因为中间的很多环节没有的资料是缺失的，而今天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东西都保存下来了。当我们把所有的细节、有用的、没用的，所有的东西都保存下来以后，不要说多的一个人，当你晚年回首的时候，当清一遍，对，你就清不过来了。还要做一个历史研究，没错，我来大量的海量的数据的时候，我们如何做研究？那个时候的我说的思考的、判断的、审美的那个能力才会。 我的感觉是，就说这个我储存的东西太多了，海量以后啊，这个真是当他说的到了晚年这个回首往事的时候啊，发现呢我还需要再一辈子的时间才能把它都整理出来。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咱们把这个陈老师带来的书皮儿至少都看看啊。你看这是印刷书的这个诞生啊，这这个呢这是这个。 阅阅读史叫做啊，阅读史，加拿大的一个人写的， <clears throat> 然后这个是，钱存训，美国的，呃，这个是钱存训书于竹帛啊，就当年记载的工具啊， <clears throat> 这个是中国印刷史，哎，我还有两本我带来的书，我觉得这我干的这种书死不了啊，当然呢，一般人也买不起， <laughs> 它比较贵，但是它比较少，你像这个你电脑代替不了啊。 你看这个这个这个中国的，呃，好，好比这个呃， <laughs> 中国的。画，这书电脑代替不了，这书电脑太能代替。不是如日印人，如果你这张画是真的，那电脑代替不了。对，不是啊，我这种观看方式，这种观看方式，对吧？你在电脑屏幕上，你不能像我这么观看，呃，而且它的，你像这个呢，就是属于。 老老的书了，就是上世纪我我六七十年代出来的书，你找不到。嗯，它但是它记载着一些你感兴趣的，但是这种啊，好像就越来越流于这个小少数人，呃，你的个人兴趣了。书作为一种啊，对纸纸的书啊，作为一种对对对个对这个这个的大众影响曾经那么大的一种东西，是不是就要死？对，迅速被替替代掉。呃，迅速。那个这么说吧。 很多人都断定，尤其是科技的专家都断定，呃，纸本书会很快死去。我是不同意的。嗯，因为我觉得读书，呃，读线装书一个感觉，读平装书一个感觉，读平板电脑一个感觉，读手机又是一个感觉。对。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受这个物质形态的影响，阅读习惯是受这个。 物质形态的影响。呃，我我个人感觉是同意的。我读过这个电子书，从来没读下去过。很奇怪，就是不我在手机上在 iPad 上都读过，我没法读几百页，你明白吗？就是我不知道是眼睛累啊，还是什么习惯？是习惯是吗？有一种状态是，某一位说的也对。呃，我们这代人是从。 嗯，纸本书长大的，啊、我们多少残留了比较多的对纸本书的迷恋。对，所以年轻一辈，比如今天的我们假定是过两代人，他们从小进来的时候就是电子书的话，他们对纸本书的感情不会像那我们那么深。但我想说的是，其实阅读的对着屏幕阅读和对着书籍阅读，当然你可以说将来的书籍电子书会可以卷起来，可以躺下来看，它的整个质感完全跟这种书是一样的。 但是，其实是阅读书，比如说纸本书的时候的那种虔诚会没有了，那种认真、那种慢速度的翻阅的状态没有。所有读电子书的人都有一个习惯，很快，而且是浏览，不是阅读。嗯，大部分人是浏览，就是翻的很快很快，很容易过去。这个，这个有个问题啊，真的是重塑大脑。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大脑。最近你知道他们有一个调查嘛？评选十大。 最读不下去的书，《红楼梦》排第一名，就是叫死活读不进去。甚至还有人说什么《追忆似水年华》，说那是给判十年有期徒刑的人给刘志军看的书， <laughs> 就是完全今天的这个读者，你看他的反应是，就说为什么读不进《红楼梦》，死活读不进去呢？说人物太多了， <laughs> 这么多的名字，线索太多了，所以读不进去啊。 你看，你觉得是不是他的大脑改变？他是今天的文艺形式都变得比比较单一。你比如我们看最新的一些电影，它都非常的单一，让我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去看就觉得毫无意思啊。但是他们觉得这个好看，为什么呢？简单，不需要思考。我们过去读书的一个很一个前置是要思考。你为什么要读书？不是寻求一个简单的乐趣，要思考，要学会很多东西。那么从纸媒这种书呢，对我们这一代人它是不可能消亡的。 我们说的很快是相对意义的，我认为五十年，五十年的时间，纸媒书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一个极为小众时间概念，都是邓小平的时间概念。啊，对对对，就是说要走一代人，就是呃，如果今天划界的话，三十岁以下的人养成读纸媒书的习惯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在人口的比例中，我估计不到百分之一。但是三岁以上的或者五十岁以上的人，那么。 因为五十岁以上的人还能活五十年呢，你得想象我们的科技让人都活到一百岁嘛。所以这个段时间，纸媒还是就纸媒书还是有有生命力，对应的生命力。但是，呃，总的问题是不是我们说今天的那个读图书的那个五十年会不会消亡的问题，而是说整个的接受知识的方式在变化。将来你可以说电子图书做成什么样子，今天的书籍做成什么样子，我们可以讨论。 就是不是会有一天会完全的消失？比如说进博物馆，嗯，只有比如说中文系的教授，你才有兴趣来读这个东西，或中文系的研究生才会读。呃，但这个读书的状态，我说的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阅读，这是我们要讨论的。技术性的变化，尤其是越是呃媒体，它越容易炒这个问题。 包括你刚才说的，我很不高兴。这个，呃，这个调查说，呃，十本死活读不进去的名著，因为现在的媒体这样，你说的越。 极端越是有人传播，对那个论述到底有多少人接受？比如说，呃，十本嗯死活读不下去的书，呃，当然我可以任何时代查北大中文系 <laughs> 不是 <laughs> 调查北京都不是这结局，不是因为为什么这样说的？因为现在的所有的论述，经常我们都知道媒体，媒体你告诉他说的说，呃，假如这个书，比如有一年，呃，媒体爆出来说，有老板说北大清华不要。 那大家都很很兴奋，就招生的招收呃员工的时候，可能他确实不要，嗯，他没必要。但是你不能因此说明说北大清华的学生呃不行，嗯嗯，就是我们现在都特别希望用一个特别决断的判断句，哗众哗众取宠，哎，故作惊人之语，这就是我的本行啊，这是你的本行。 <laughs> 但但是但是确实有这个问题，就是文学书读的人越来越少，嗯。 呃，那是整个知识的传播，确实是还有专业的越来越多。这是对这个北大中文系不公啊！啊，没关系。就是中文系的学生的地位越来越低。我们我当出版社编辑的时候，北大中文系的学生都牛的不行的。对。现在你要说我是北大中文系，我碰到过啊，说起来都羞羞答答的说，这个跟原来趾高气扬的说是不一样的。这社会决定的。 是社会整体决定的因为文学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占的比重非常的低，过去的比重非常高啊。呃，今天所说的你说的那个中戏学生出来羞羞大大，我不太相信。当然，你可以说现在因为有钱的人趾高气扬，有权的人也趾高气扬，所以相对来说年轻学生们找工作什么？但是因为两我看两三年前三年前是北大中文系一百周年的系庆，我在里面说了一句话，我说。 人文学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而且我说了一个词，我说按照我的看法，文学、宗教、哲学、历史这些人文学现在大体上是触底反弹了。我看过它最困难的时候，而且而且这个判断不仅是中文系，北大中文系，北大中文系有点特殊性，但是我因为有一个小圈子，就各全国各重点大学的中文系主任有每年集会一次。 我说，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我太乐观了？他们都说不会的。今天明显看得出我们的招生质量在向上升，我们的学生明显比几年前要好得多。就业也是这个样子，大家认为中文系的学生就业很困难，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相信，它不可能成为一个热门的专业，也不可能将来有一天全国人民都在。 读你的文学作品，或者是关于文学的热热书，不可能再这样。但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窝囊。对，这是我想。他今天来，我是北大中文系开了会，太太 <laughs> <laughs> 是，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马先生原来也是文学的，对，我我我我这个目光短浅了，我只看见触底了，然后陈教授看见反弹了，前中文系主任看反弹了 <laughs> <laughs> 对，所以这个很重要。呃，我我一直认为文学是在科学之上的，这是我的一贯态度，就是文学可以去解释科学，科学解释文学是非常乏力的，嗯，所以我一直认为文学呢是社会的这个这个不层面的时候，它高于科学。 科学是很容易传授的，文学是非常难传授的，是，所以我认为文学在于科学之上，但不过是它上面还有更高的学问，比如美学、哲学啊，甚至玄学都在于它之上而已。文学就作为一个，比如哲学的工具、美学的工具，它可以更近义肆意的表达嘛。所以文学呢，就有了一门学问，就是文学性。陈陈教授不同意，让他说。 <laughs> <laughs> 不是那个呃，不能说文学作为哲学或者是美学的工具那样来论述的话，会有一些偏差。我并没有说希望大家将来成为文学家，但是文学兴趣、文学修养是每一个人让你的生活更美好的嗯一种途径。你可以完全没有，经，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完全看不起这些虚的东西，他们有看实在的东西。 嗯嗯，但是有这个趣味，没这个趣味是有差别。我并没有说将来中文系的学生们将来出来多少人成为作家。我已经说过，上一回说过了，真正成为作家的很少。但是我们在成为作家的往往都是后到文学系补课的。对对对，而且在大学里面，像开课，像我这学期专门给本科生讲，给其他专业的本科生讲，物理的、化学的，只要你感兴趣就来。 我觉得在他的各种专业之外，还有这保留这个兴趣，呃，这对我们来说更是重要的人物。这个我同意，因为我就受文学很多好处，对，比如表达，对不对？就文学是一个很容易，呃，感染人，感染对方。你可以用文学的。 这个这种说法来解释一个科学的问题的时候呢，你就显得非常有能量，或者说这个容易沟通嘛，跟社会沟通。所以我说，我受了文学很多好处。而且文学啊，它应该是一种修养吧，就跟音乐一样，美术。啊，是修养。它是一种修有文学修养的人交往起来，对谈吐就不一样。它不仅仅是修养，很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工具，就是你使用它的时候，表达这个事情会变得非常便捷。 嗯，可以讲的有趣一些啊，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学是不是？但是文学跟这个纸书一定有必然关系吗？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不能说， <laughs> 你要我把它重新一定是纸，所以电子时代的文学一样。